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八集。苏怡芳觉得这些话太重了，她虽然也对林青霄生气，但是转念想到林青霄被报错，这些年受了很多亏待。 就算长歪，也不能全怪到他身上。林显红说这些话太伤人了，罢了。终究是我对不住他。素一方勉强忍耐着劝道：“家主，还当着下人呢，不要让人看笑话。”林青霄，还不快向家主赔罪？林青霄看着林显红和素一方，目光缓慢从福宁殿扫过。 被他看到的人，无不立刻低头。林青霄内心越来越冰冷，他的父亲不肯信他，还说他是毕生耻辱。生他养他两个母亲都偏爱另一个儿子，他的表妹师妹明明知道所有真相，却依然选择无原则袒护林崇玉。尤其是他的兄弟，他的至亲手足，为了排挤他，竟然能做到这一步。 这就是他的父母亲人，这就是他的血脉至亲。林青霄沉默，眉梢眼角凝着料峭的寒意，冷气几乎化为实质。林显红看到他如此强硬，越发暴怒：“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林家出了你这样一个孽子，实在是家门不幸，枉费我养你这么大。”不忠不孝。 不仁不义。林青霄的眼神锋锐如刀，他忽的笑了一下，轻轻点头。 <laughs> 好。林青霄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朝外走去。素一芳本来想让他认个错，就此圆场，他叫了他好几声，都不见林青霄停下。素一芳渐渐有些慌了，站起来问。 你想做什么？我原来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林青霄跨出店门，明媚的四月暖阳照在他身上，仿佛输的结了冰霜。现在，我想杀了他。素仪方被害住了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林青霄不是开玩笑。他的语气平平无奇，仿佛杀人如喝水吃饭一般随意。他这个样子是。 真的要杀了林崇玉！素仪方再也顾不得主母仪态，跌跌撞撞从座位上跑下来，都险些摔了一跤。快，快拦住他！林崇玉从福宁殿走出后，悄然露出微笑。他的神情变化一闪而逝，簇拥在他身边的人并没有发现。素隐月小心翼翼的扶着他，白灵鸾终于能名正言顺的关心林崇玉。 一路上都嘘寒问暖，花样不断。重玉，你现在怎么样？伤口还疼吗？白灵鸾殷切的望着他，语气满是关切。林崇玉回神，下意识的捂了下心口。 <laughs> 刚才动作太大了，有些不舒服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忍得住。其实林崇玉根本没事儿，他确实被魔族打伤了。 但是这些伤更多的是为了掩饰他身上气息变化，真正的伤势并不严重。昨天夜里，林崇玉还和云梦寒颠鸾倒凤，两人折腾到半夜，直到天快明的时候，林崇玉这才回到自己的院子。没过多久，白灵鸾和素衣方来了，他们见林崇玉还躺在床上沉睡，就觉得他的伤情十分严重。白灵鸾一听，心里又是急又是气。 都怪林清霄，真是什么娘有什么儿子。明明是他行事不端，却还要倒打一耙，诬陷你和魔族勾结。要不是他在希尔米海内打了你一掌，你怎么会不敌魔族，被魔族重伤？枉费我劳心劳力养了他一千年，真是作孽。林崇玉完完整整出去，回来时却带了一身伤。 中山的人见到，简直吓了一大跳。林崇玉起先不肯说，后来被素一芳不断追问，他才含含糊糊地说：“不是二弟的错，我占了他的位置，还占了父亲母亲的宠爱。他对我有怨，是人之常情，本就是我对不住他。 <laughs> 这一招算我还他的。请母亲不要告诉父亲，更不要迁怒二弟。” 这么一说，素衣芳当场就气疯了，林崇玉却不肯再说。但是去希尔米海的又不只是林崇玉一人。素衣芳出来后，随便一打听，就知道了整个前因后果。林青霄在阵前趁着林崇玉不备，打了林崇玉一掌，导致任务失败。后来林青霄不知所踪，林崇玉为了给素隐月疗伤，陷入魔族陷阱，被魔族重伤。这一路上，林崇玉都在养伤。 林崇玉说着不要外传，但是最后这件事传的人人皆知，不止素仪芳、白灵鸾、林显红知道了，连外面的弟子也在谈论。自从林清霄攻击林崇玉后，这其中六个月再没人看到过林清霄。足足半年没有露面，这段功夫足以让流言发酵成惊涛骇浪。林崇玉一直警惕着。 等到今日，终于听到先世说林青霄回来了，林崇玉心中大石落地，不顾自己病情，强撑着来福宁殿为林青霄说情。林崇玉两天前就将体内魔气全部引渡走了，他私底下试了好几次，绝对不会有人能看出来他体内曾练过魔气。果然，林青霄说出了魔气的事儿。 林崇玉不慌不忙地亮出自己的经脉，让几个一修轮番诊脉，光明正大地替自己洗白。反而是林清霄缺乏证据，态度不良，反而成了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个。林崇玉深知适可而止，他见火候差不多了，就装病离开，既能刺激众人的怜惜和同情，又省了冒风险。起云心经是魔族的功法，仙界知道的人少。 但是难保没有人认得出来。他见好就收，达成了目的就赶快撤退，再留下来恐生事端。想到起云心惊，林崇玉有些愧疚地望了云梦寒一眼。云梦寒被排挤在外，根本无法接近。他察觉到视线，一抬头见是林崇玉，娇羞又幸福地笑了笑。云梦寒陷于初通人士的晕眩中。 林崇玉对他缠得紧，几乎夜夜不停歇，每次都索取的他吃不消。云梦涵分不清情和欲，也分不清爱和愧疚。他被林崇玉的要求裹挟，林崇玉说想要，他就被动的配合。他觉得这就是爱，霸道的、成熟的爱。林崇玉对他的身体如此痴迷，这不是爱他到骨子里，还会是什么呢？ 云梦涵的笑容甜蜜又信任，一副心满意足、安心等着林崇玉来娶她的小女人模样。林崇玉看到，心里愧疚更深。他本来不想理会魔族的蛊惑，可是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仿佛被什么东西操控了心智，鬼使神差的收起《起云心经》，鬼使神差的诱导云梦涵练习，又鬼使神差的将魔气。 都引渡到云梦寒体内。这段日子，他索取无度，一方面是食髓之味，但是更多的还是为了尽快化解自己体内的魔气。素隐月是素家唯一的嫡女，身份不凡，娘家强硬，他绝不能在未婚前就这样对待素隐月，所以人选只能是云梦寒。素隐月察觉到林崇玉的视线，他顺着视线回头一看，顿时冷笑。 哼， <laughs> 云姑娘，你怎么还在？虽说你也是中山的一份子，但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你跟着做什么？云梦涵被“我们家”这三个字儿刺痛了，她眼神委屈，求助的看向林崇玉，想让林崇玉为他主持公道。崇玉明明说了，他要娶我的，苏隐月怎么张口闭口“我们家”？ 苏隐月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林崇玉听到这些话简直头痛。他不想放弃自己喜欢的，但是也不想放弃娘家势力大的。唯一之计就是在两个女人之间打马虎眼，不否认，但是也不肯定。等他未来掌管中山，成为林家之主，就能由着他的喜好安排了。林显红不就是这样吗？名利双收，坐享齐人之福，哪一个女人都不亏待。 这才是最好的局面。云梦涵和素隐月都眼巴巴的等着林崇玉表态。林崇玉忽然皱起眉头，一副忍痛模样，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。白灵鸾连忙问：“重玉，你怎么样了？”林崇玉紧紧皱着眉头，摇头说：“我没事。” 他虽然嘴上说没事，可是神态动作无一不在暗示，都怪苏隐月和云梦涵吵闹，加重了他的伤势。云梦涵顿时噤若寒蝉，苏隐月也不敢再说了。白灵鸾看到这一幕，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啊！你们两人都省省吧，重玉都伤成这样了，你们不好生照顾他，还要吵架让他心烦。白灵鸾张口闭口摆婆婆谱。 素隐月作为素一方的侄女，本来是十分看不上白灵鸾这种身份的。可是谁让这是林崇玉的生母呢？素隐月只能诺诺称实。白灵鸾见素一方的侄女对她这样小意奉承，越发自得，指手画脚道：“你也要多注意些，不要觉得自己家世高贵就可以肆意妄为了。娶富娶贤，我未来的儿媳。” 还是要处处以重玉为先。白玲鸾这一派长篇大论还没有说完，忽然一股杀气由远及近。杀气并没有实行很难形容，但是绝对不会有人认错。白玲鸾和这帮女眷都吓了一跳，纷纷回头，见不远处的台阶上，林青霄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，正静静的望着林重玉。 他的眼神太平静了，平静的让人觉得冷漠，仿佛眼前站着的并不是一个活人，而是一样物品。白灵鸾被这样的眼神看得害怕，她想到自己是林青霄的养母，虽无生恩，但站着养恩，道德上依然稳稳拿捏着他。白灵鸾的内心重新抖起来，说道：“林青霄，你想做什么？” 你害了重玉一次还不够，难道还想害他第二次吗？林清霄一眼都没有看白灵鸾他对着林重玉的视线缓缓拔出长剑。你既然说我冤枉了你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拔剑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